我是五台山来的法师，我在。 等到我们。 ใจกลับไปปฏิบัติเพื่อที่จะตอบแทนนี่ครับ 去别是这个动作。 然后第二点，它能让你不断的从里面体会到自己身心的变化，然后你体会到六根和六根接触。 有很多很多人需要需要，就需要寻找，怎么说来着？就是这个字就是。 辉的辉，哎，这样子，嗯，好，谢谢。 能回回过头来看自己，关照自己，我觉得很好。说。 就是知见太多，就是所知量。呃，知见太多，然后呢，不断的去发问，等到问到最后那天的时候，我发现我要把知见该放下。当我放下的时候，今天的感受，呃，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今天的感受就不同。虽然之前也观想的念头起起落落，但是今天不会。 啊，这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他。我刚刚讲了一点味道，就是刚刚就一就是他就是，就所他我对我自己的话呢，是就是，呃，我就是，就是强我的就是就是，说，在之后的就是路上，一定要把这个法，呃，坚持自己的他就是，就是他就是，就是他就是，就是他就是，就是他就是，就是他 在云南的话呢，密宗比较盛行。我有过好几个密宗的师傅，但是不是很相信。基本上大家修，他的发心都不对，发心都是求福报的，带着贪心，带着诚心，啊，带着各种心去念咒，啊，就是求法、放生，都带着太多这样的心去做，啊，无法真正的去，呃，觉悟到自己的心，嗯，都无法去究竟。 嗯，我觉得我闻到这个法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人家太需要，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当然，我不在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人，包括那些我我这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想的最多的，就是观音法门的那些人，我怎么去让他们去帮助他们跟我有一些比较好的关系的？我想怎么样去，嗯，能够。 通过自己的修学，能够让他们能够或者怎么样，就是把师傅把这个法脉的话呢，能够呃打通到他们那个，能转转向正法。真的，我觉得很可怜，已经修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嗯，这个就是我想了很多，就是包括呃在亲戚朋友，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呃传传递这样的信息啊，把他们带到这一带，包括自己的。 子女啊，这个家庭，包括说到的夏令营，我都想了很多。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嗯，真的非常的感谢。我觉得最最要感谢的人还是我自己，我自己能够选择走到这里来，然后感谢上苍，感谢所有成就这一切的一切。吧，谢谢。 来来这里传承法脉，那么，呃。 让我们好像跟一个正常人的那种觉知。 但是呢，修禅修又很少。我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很深奥的禅机。其实我很感恩，我第一天来我就想，也想拜见大和尚，很谢谢他提供这么好的环境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能合一，让每个人。 回到自己心灵的家，我在这里非常非常感恩所有帮我们主办的啊，还有法工，还有很多人默默的在工作，在福我。我首先也很感恩我们每个人的家人、亲人，能允许我们来参加。我也是很。 这个珠海，我广东，我在广东。尊敬的、尊的、尊敬的老师、李老师，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说完电看。啊，我的话力没有修好，所以无所得。 啊，我只能够说深深的，感恩这一次的演员和所有的一切，众生，深深的感谢。 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冬苦禅的学习，所以没有太多的收获。呃，但是这几天的，嗯，手的动作和行动的动作呢，呃，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虽然在手和脚经历了一场的冬苦禅，但是心里面的苦和乐也在经历了同样的动。 那呃，我觉得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的一句话是，呃，长老的一句话，我们呢没有问题，就只有共同作好，感恩大家。 我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刚才听了前静大师这一番话以后，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这番话呢，告诉了我真正的价值在哪。然后你这番话呢，听了你这番话，我又失去了那个关心心、惭愧心。惭愧心是觉得自己用功还的不够啊。那我是老学员嘛，这是我的第七个禅期，洞中禅的第七个禅期。那么。 嗯，我在这里面，我觉得，嗯，怎么讲，就是非常的发现人跟自己在一起非常的好。通常我们人都是很贪欲的嘛，想要跟自己在一起，却不够，所以就很苦。那么，嗯，就是我这一次的收获啊，我很高兴说在这样一个有这个。 这么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古庙里面，然后嗯，能够成就我的这个很圆满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一个一个叫什么修行哈，我真的很高兴。那谢谢大家。红面尊者呃，先生大法师还有。 呃，各位师傅、同修，大家晚上好。呃，我跟资博寺跟贤志法师还是我觉得蛮有渊源的，因为我第一次到资博寺是呃零五年的时候来参加闭关。呃，那时候贤志大法师就跟我们做了开始，然后呢，我还听得里面很涉及到一个内容，就是讲到了真假和尚。然后刚才贤生大法师其实也讲到了一个，就是真假道场，可以说。 呃，因为我本人呃有一次去平遥大佛的佛州的时候，就真的是碰到了呃，我我不知道这个山是真的是假的，可是我现在可以确定那个道场肯定不是一个正的道场，就是上方向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有些怀疑，就没有给给吸了那少坛。可是我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同事，就应该是应该是好几千，那所以像那种现在像在前去办师说的。 中国的这种佛教的这种现状，的确是很需要的，我们继续发心去维持，然后还有一点呢，基可以坚持。是说重的就是，呃，我其实从零五年参加的微观，然后呃，我其实做工厂也难，算是蛮早的，零八年年中的时候就在在新年有有，呃，温州那边参加参加过围棋，然后。 的确，也就是参加完那个长休就放假，了，就个在在坚持了，所以是也是蛮惭愧的。那呃，这一次呃参加的这个课程可以说是我参加过那么多期的公地场里面，呃，整个的氛围，整个的安排的是最好的。因为以前我参加过的那些那些房地场的很多学员是到最后。 一个心得分享都会说，呃，真的，真的应该要进取，觉得就是进取对这个收获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所以，呃，在这里特别特别感恩莫言师兄还有各位法官，因为虽然后莫言师兄法说他什么也不懂，那可实际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其实他懂得很多，啊，也绝对是一个善知识，然后才能够把这个这个这个班做的那么好。 嗯，然后嗯，这个说实在的，就真因为我说我之前之前很不精进，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禅修的这个这个这个路上，就呃成长不多。呃，可是我我现在真的是会发现，就是从呃这次开始，我会不但是参加禅修，班的时候好好用功，呃，回到。 回到真的是生活中生活当中，你会好好的用功，然后也已经已经的填了那个一工的报名表。那么也希望就是说和一所有的有心人一起来把正法进行一个弘扬。然后呃，也希望就是说以后在工作室，我们有很多的大家一起共修的机会，再次感恩各位的支持。 了尊敬的梁飞院长、钱志大老师、李老师，还有各位同学、晚上好。嗯，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洞中禅的。嗯，在这个七天的学习过程中，感觉身心气安，嗯，啊。 感谢这么多一年，让我们来到这里学习、奋斗的，谢谢。顶礼两位尊者，顶礼大菩萨。呃，我对各位在座的每一位的感恩之心和所有元气的感恩之心呢，和刚才所有。 就简单说一下我的期间的修行的呃过程的感受吧。其实用一本。 这个都不重要。 Amen.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的。 ไม่ใช่เดี๋ยวเขาพูดภาษาคล้ายๆชื่ออะไรเขามาปฏิบิที่นี่เขาไม่เขาเคเลิกหลายรอบแล้วเลิกไม่ได้เที่นี 结果听了以后呢，李老师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说要学会跟自己相处。在我觉得我想要学这的东西，然后后来在做一篇介绍东东台文章的时候，又去找资料，知道一些早期消息，所以才会来修这个土族台。所以这是我跟东东台的缘分。然后修我。 罗切写的他在北岳唱的那句话，很和我们现在的心情相应。 兴奋啊！我我算是。 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遇到是这么好的法，但是佛说过，要成佛是不会伤众生。但是我们哪一天有了慧，但是我们福不够，即使我们到这个想有所成就，我觉得也是很困难。所以我觉得，拜佛忏悔，从这个角度呢，我我觉得也要自己呢啊去体会一下啊，就是前面。 我提个难点。第三个，从我深在的中国式的角度讲，呃，因为我在翻这个《医生谈杂志》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里面有很多，呃，就是说印刷，包括字体啊，包括标点符号的这种错误啊，这错的比较明显。我觉得很影响的，就是说，呃，《医生谈》是为一本，就是说，这种流通的杂志，它的种质感。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倒愿意成为呃《医生谈》校对的这个。 志愿者，呃，在每一次呢，就是说是杂志呢，呃，要出之前的话，把电子版发过来，我给你看一遍，然后虽然不敢说都能消除一些错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人家心生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그런 거. 维修这个这个动物产，而且我在家里自己已经修了两三年了，但是呢，断断续续不够进去。 就请到了李老师，再一些呢就请到了吴老那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到冬虫禅呢，就直接就到泰国，因为上次过来的时候，我家已经结束了。那我一看上面有一个三十天的禅修啊，我就直接到泰国参加这个。然后李老师一看以后说是。 上面有个要求，必须参加过一次，都是的基础的。那我说我题来了，没办法啊。那第一个星期是在我们安慰志愿者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个地方举行的。啊，我坐在这个地方，每天我把这样就像这个啊，李老师说给包青天一样坐在这里。 带着我们整整一个星期，就像在座的各位星期一样。那每天呢，阿生的问题和在座阿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的宗教也非常慈悲的带给大家。那我看着大家带他带着大家走一步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带着我。 一模一样，那我就想起我们的龙波田带着他到的每一步。再下来，李老师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学习需要换一个环境，他就带我们到宁波甘田的寺院。那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天的时候，李老师说可以。 短期就这样。那我们旁边坐的这位师兄的旁边，我们一边在听度，旁边坐的这位师兄一边在哭。我们说他为什么哭呢？旁边人说：“你不要担心，他不是为你哭，他替自己哭，他他自己没有机会。”啊，我们说每个人原来都是为了自己在学习。当那声加萨瓦身上一穿的时候。 你瞬间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才知道什么叫金光照体，什么叫清净。那每个我碰到的师父，每个人都像这个穿着衣服的我在里面。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说李老师，我说李老师，如果人在向我顶礼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李老师说，没关系。 要觉知在当下就可以了啊。看到每一个人，泰国的氛围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整个氛围，每个人都是谦卑的、柔软的。当我看到我第一天走路的时候，眼睛是朝着看的，慢慢的开始下地板，慢慢的腰也弯了，慢慢的变得谦卑了。 那我就知道，这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每个修行人都非常的用功，每天都是这样的，手部动作、气息，手部动作和气然后在泰国短期青灯家的时候呢，每天早上就去偷步，大概有四条线路。那我是第一次去偷步，这时候。 慢慢的开始体验佛陀当年的那个人为什么突破这样的来源？你会看到富贵的人、贫穷的人，你看到每一个众生，你会看到每一个人活在苦的一个人，你看到富有的人的原因，你看到贫穷人的原因，你在看每一个修行人，那他是在下大雨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光着脚。 在那样泥泞的、有着很多湿骨的路上在走，那我们是逐渐跟在后面。那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一份气净是完全不一样的。突然有一天，当一辆车或者流行的音乐从着我们身旁走过的时候，啊，你看到前面也对着你的僧人，那种自在，那你觉得什么才叫真正的一个修行？ 什么才叫活在当下？那是完全不用重感受，你就是就这样在泰国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慈悲的每天的一个开始，找不同的法师。那么每个法师也讲的都是不一样的。那看到在座各位提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在泰国的时候。 有一个同修，每天都掉在自己的问题里，每天都掉在自己的念头里，不停的问李老师：“李老师，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李老师说：“好好好，每天都这样。”在他的眼睛里，我们都像他的孩子一样。那就这样一天一天，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回到中国来，再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些乘着大运而来的菩萨。那时候我就说：“老师，我没有修，也没有证，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我学的太差，我就做你的小兵开始，先做你的小兵啊，先为大家服务。那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我就看到我们是一个整体，没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给了答案，又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再给了答案，又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佛陀说我们就是一家人，都是佛陀的弟子。大成就的我汉在每天慈悲的人看着我们，用自己的自信、用自己的智慧、慈悲的心在答我们，在拯救我们。到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 我们的门进来，就在这个待了大概有十分钟、五分钟，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姻缘是多么的难得。有一个人就是进来走一走，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珍惜我们的这样的闻到正法的这样的一个姻缘，百千万劫难遭遇。真正的，我们做到各自的定位啊，我觉得这样是我最深的感受。 老老实实的，先从做最老实的小兵开始。 虽然他们都听不懂。 ดีของใช้ไหม ก็คำจีนที่ได้ยินที่มีคนสอนครั้งแรกก็คือคำว่าการเอิญรู้สึกประทับใจมากเมื่อปีที่แล้วที่ไปไต้หวัน ถึงตอนถึงวันนี้ก็ได้ยินการเอิญหลายครั้งมาก第一个啊，中文词汇学到 在这个假期也是听到感恩最多的一次。那他说，如果你能升起感恩的心，说明你的心已经相当柔软了。สิ่งที่พวกเราการเอิ้นต่างๆนะก็ดีมากๆถ้าอยากให้พวกเราเรียกว่ารู้จักการเอินตัวเองด้วยที่ให้โอกาสตัวเองในการ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ครั้งนี้้กถาคห如果一个人的心 学会感恩，学学哥哥学会感恩啊，感恩身边每一个啊好的因缘的话，这个人心是啊，作者说是像佛陀一样的谦卑，非常的好。ทุกๆเช้าที่เราตื่นขึ้นมาอยากให้พวกเราการเอินการมีชีวิตอยู่ในแต่ละวันของเรา การเอินกันที่เราได้มีลมหายใจ เข้าออกทุกครั้งการเอินที่เราได้มี

รู้จักเรียกว่าคุณค่าของการมีชีวิต แล้วก็ใช้เวลาใช้ชีวิตที่เหลืออยู่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ใ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ที่สวยงาม ก็คือทางในการที่พัฒนาจิตใจ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นี่แหละ มัน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ที่เรียกว่าได้ขอบคุณในการที่มีชีวิตอยู่จริงๆ到来救人啊， 感恩自己的啊这一段生命啊，可以遇到啊这么好的法啊，可以啊学习啊像佛陀一样啊了悟世俗世界的一切真理，那么一定要学会感恩。ทางอริยมรรคหรือว่าทางไปสู่ความพ้นทุกข์ใช่อ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คนส่วนน้อยที่เดินทางเส้นนี้ แต่รับรองว่าทางเส้นนี้ไม่เปล่าเปลี่ยวเพราะว่า พวกเรายังมีเพื่อนร่วมเดินทางเยอะแยะนะยังมีคนที่ไปถึงจุดหมายปลายทาง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อุ่นใจได้这条路 เรามาเป็นเพื่อนเป็น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กันเนาะในการร่วมเดินทาง ไปสู่ความพ้นทุกข์ด้วยกันนะพวกเราที่เจอกันที่นี่ก็ดี หรือ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ที่มีจิตใจตรงกัน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พัฒนาจิตใจ พัฒนาการรู้สึกตัวต่อเนื่องเนี่ยให้เป็นเพื่อนเป็นมิตรกัน今天才能闻到啊，的 自己啊是那么的感恩，他能遇到啊龙菩提啊邓中禅，那么也希望每个人啊在这条路上能一直走下去，不要等到下一生，就在这一生，我们就在这一生，就在当下解脱。พวกเราฝึกให้ตัวเองมีสติ แล้วก็ พาเรียกว่าช่วยกัน ให้คนอื่นที่เขา มีความทุกข์ ให้เขาได้มีสติ ให้เขา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ด้วย เรียกว่าพาตัวเองให้มีสติ พาตัวเองให้พ้นทุกข์ แล้วก็ช่วยคนอื่นให้เขาพ้นทุกข์ด้วยเนาะ也要在这一生帮助更多的人，让他。 เชเพยเจ้าคุณครู้เคยมีคุณพอแล้วมาวันแรก รู้สึกว่าเวนี่มีแค่สามคนที่คุยกันรู้เรื่องมาวันแรก ท้องฟ้าปิดวันนี้ท้องฟ้าเปิด มองเห็นดวงจันทร์ ดวงดาว พอครบเจ็ดวัน ไม่ว้าเวมิตรภาพแม้แต่ภาษาก็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ขวางกั้นกันได้ ยิ่งภาษาธรรม ยิ่งเป็นภาษาเดียวกันทั้งหมด ไม่ว่าเชื้อชาติไหน 真理啊，在法的真理中，语言更不是障碍。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 ท้องฟ้าเปิด 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ก็เปิดด้วย มีเมฆหมอกมา พยายามที่ขจัดเมฆหมอกไปให้ได้ 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คือส่วนที่สำคัญ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อยากฝากเอาไว้วันนี้ท้องฟ้าสว่าง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ก็ให้เป็นสว่างสดใสได้ยินได้ฟังเห็นกิริยา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ที่แสดงออกไม่ออกวันนี้รู้สึกว่า

ไม่เสีย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จากเมืองไทยมาถึงตรงจุดนี้言谈举止，所以说已经感受得到大家都啊悟到了。 ลงรถไฟ ลงจากรถไฟ มาเจอหูยเย็นเราเรามีเพื่อนอีกแล้ว来的时候从火车站下来哦见到一个认识的人胡也有去接เจอกัน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จำได้在泰国见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มิตรภาพธรรมะ ภาษาใจ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ทั้งหลายเนี่ย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ด้านนี้ได้ เปิดใจทุกคน ขอฝากสิ่งเหล่านี้เอาไว้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 ไม่ใช่พระไทย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 เป็นผู้ที่ ส่องตะเกียงให้สัพสัตว์ทั้งหลายที่ยังมืดบอดอยู่ได้มองเห็นเส้นทางใ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ชีวิตของตนเอง只要是啊想追求光明的人，我们都能进。 ้องฟ้าเป็นใจ ให้เหล่านั้นก็เห็นใจด้วยกันทุกคน มีใจที่ใสสะอาด เปิดใจที่ใสสะอาด 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ทั้งหมดก็ขอขอบคุณที่ท่านเจ้าวาด ได้ให้สถานที่ให้พวกเราได้มาใช้ ได้มาพบกันได้เกิดนิมิตหมายอันดีในที่นะตรงนี้ก็ขอกลั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恭喜大的啊，师傅啊，能够有这么 宽广的胸怀，能够接纳和众生啊，在这里弘法。那么，作者说，啊，他代表啊，往生的龙天尊者啊，感恩我们的贤净师父。